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话题是属于又停的 <laughs> 是吧？我呢也是。我已经在锵锵谈多多少年的这一集话题不对我们，我们这个节目 <laughs> 女嘉宾必须承担一个天然的责任，就是那个全国妇联的任务—— <laughs> 婚姻、恋爱与家庭，对吧？对。而且呢，这个新闻你们肯定都报道了。嗯。这个，哎，我听说咱们公司有的这个女女主持也真够俗的。我天哪！坐飞机到上海，买多少张票？ 去看这个汪峰的演唱，我不是说汪峰演唱会，俗， <laughs> 我是觉得这种追星的这种 <laughs> 这种这种行，哎 <laughs> 呦，大女人找借口，总是找借口，你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跑去偷情啊？她当然是告诉你说我去看汪峰嘛，所以专门去一个偷情大会去偷情吗？对对，可能几个女女主持、女女主播去那边偷情也可能啊。而且，我现在学会千万不要信女人讲的。 <laughs> 是，呃，但是就谢谢你说这场演唱会值啊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为什么值啊？因 <laughs> 为汪峰大告白头条哎，你看你听到了他现场的告白，这不是很值吗？不是只是听歌而已啊。 就像周杰伦演唱会有一阵有一年他在台北开了好几场嘛，他有一场找了这个张惠妹，有一场找了蔡依林，看了蔡依林那个就看了张惠妹就骂，看到蔡依林的那一场说，我想看你跟蔡依林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我不想看周杰伦跟张惠妹。不是，你是喜欢看色情表演呢，还是喜欢看歌唱表演呢？ 那也是表演，他们哪有色情表演？只是说，不是说那个色情这个那个冲击力，你跟绯闻对象一起同一场的感觉。所以你看。 <laughs> 可能大多数歌迷啊都是你这个想法，觉得很值。但是我看这个新报纸也有个别歌迷，我认为他是专业的专业歌迷。有的歌迷就是那个汪峰最后说的挺长嘛，有的歌迷也喊起来了，说太长了， <laughs> 该唱歌了，回回家再说。 <laughs> 好像还有还有歌迷大喊：“干我屁事！啊唱歌这样。”八分钟，八分钟。你看，你要叫你去，你就看到这一段，你觉得是最精彩是吗？我我我不。 应该是说，我觉得有加成的效果，就是像 bonus 一样。我去就是觉得听演唱会很好，但是如果他多了一段告白、一些故事，我觉得更好。怎么样的好法嘛？假如是我的话，就有点幸灾乐祸。 我见证了一个悲剧的诞生。哪有哪里来的悲剧？坦白讲，男女谈恋爱最快乐就是那种爱爱妹妹哈，甚至他们名人的话，不要告白，不要给别人知道。而且名人的话，坦白讲，我什么样的关系？有结婚没结婚？小三、小四、小五六七八。 不关别人事啊，而且要让别人来猜。呃，我告诉你啊，特别在娱乐界的名人有一种道德责任，这叫什么呢？你不能把真相告诉你的歌迷、影迷、粉丝，你要让他们猜。 猜你的关系，猜你是怎么样的人等等。我觉得这也够缺德的。 <laughs> <laughs> 那个快乐，那快感在在那边。这个新闻热度也才会在。他讲的也有一种规律，叫做见光死， <laughs> 就是说只要一一公开，所以他认为，当然咱们可以这个见设身，不是叫设身处地，这叫感同身受一下。我也没能去看，你看汪峰也是上过咱们节目的哈，所以这个哎，你再看看下面，就是哎说子怡啊。 子怡其实长得还是这个啊，可以。 <laughs> 啊，你再看，嗯，有，哎，你看，你再看，哎， <laughs> 这周围谁照的照相啊？把把把把周围人都弄虚了 <laughs> 是吧？你再看下边啊，也在一起，也叫什么？一帆风顺是吧？嗯，这还是很多人祝福他们嘛。好。 又婷来谈一谈， <laughs> 你们你可以放开了讲，没关系。第一，我觉得啊，也有人说，就是这就是一场秀嘛，就是我演唱会来开演唱会，现在大家都在开，可是我要上报纸。如果你把它当做比较商业的炒作，它就是一个秀。我们两个互相讲好的一个秀，反正你爱拍，你爱讲，你爱写。 我们就互相这个维持一下我们两个人的身价，这无无所损失，对不对？因为男女双方都知道，所以你也可以当做是一场秀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女生啊，到最后不管是不是名人，我觉得如果子怡的表情是真的， <laughs> 是打从心里真的有这个热泪盈眶，那我觉得女生都是需要一种肯定，对不对？你被藏起来久了，不能名正言顺的。 这个公开，而且更何况他们这过程当中被人家讲了，就是小三小四啦，很多不道德的罪名放在上面，又不被看好。但是你的男人如果在众多几万人面前，就是跟你讲说，You are mine，就是我就是你，就是我的这样。哎，你当然就被肯定的感觉应该给你一个名分。对，就是名分。我觉得女生好像都好需要这些事情。就是另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了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问女的，女人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调调？ 就是说，一个男人，我因为我看美国电影，还电影里总爱拍这个，一个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恨不得在天安门广场上，哇哇，当着人，我爱你，怎么怎么办？你是我的老婆，什么玩意儿？就一夫一妻，好这样女人就不行了，是吗？对，就是有种被肯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公开的被肯定的感觉。但我自己其实不爱了。 <laughs> 对，我觉得尴尬。对，我会觉得尴尬。我觉得有，就像我现在已经不喜欢过生日了。我现在觉得年纪变大，通常很多人帮你祝生日快乐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就特别虚荣啊？我会觉得有点尴尬。对，因为我设身处地讲，如果我我跟一个女歌星好，我去看她演唱会，她在台上来这个，我当时的感觉， <laughs> 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而且我她演唱会没开完，我就得跟她分手。 就是，因为很简单，不能受得了这个啊。因为那个不是你爱的人。谁说我就即便 <laughs> 爱我爱的人，就我就不能允许，他就不是。你以为的所谓爱情，所谓爱情，我们常说嘛，失去理智嘛。现在你不是对着爱的人嘛，不，所以你就说，用理性思考的话是这样。假如那个是你爱的人的话，他做什么？ 都是好的嘛，而且特别针对你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对女人来说，一般来说是觉得说，哎，女人不笨的，都知道了。我拿到一个男人之后，甚至之前，我要付出多少的苦啊？我以后要忍受这个男人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那个。所以当我在最高峰的时候，当然要戏剧性的送最大的钻戒，最戏剧化的求爱、求婚、求什么哈？ 我想，对我那我想可能啊，我们这一代人这个感情是不健康的。我吧，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因为是性压抑，还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这个环境啊否定人的这个情感，以至于呢，反正我我觉得感情让别人知道啊是非常羞耻、肉麻的是，非常肉麻，而且我非常蔑视，而且我非常的这个觉得就是碰都碰不得这个东西。就比如说我跟两个人好啊，还要让大庭广众。 知道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羞辱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啊，汪峰让我感看到了这种矛盾的这种公开化。嗯，他公开讲的是什么？我希望我们能够悄悄的好， <laughs> 对吧？你们都不要关心。 可是恰恰是通过一个特别大、广而告之的形式告诉你们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自己好的权利。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，这个真是相映成趣。因为要叫我的话，我可能最怕的就是在当众说我跟谁谁谁好。我认为我还我我认为这个里面还有一种我们的自卑感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没有受到自信，像美国人，我们就觉得太二了。嗯，就是你要脸不要脸，就是说你看，说你一个人。 你一个人的感情，那得那么多人呢？你把全班同学，大家各有各关心的事儿，你凭什么觉得你的感情就要占用大家的时间？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啊，我是这样的教育啊，我是觉得这太丢脸了，一个人占用大家的时间。你比如一个公司里开会呢，说哎停一停，停一停啊，是吧？好，我要向右听求婚，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。 在我在我的这个，但是你看，我那你今天还敢当主持啊？就占用我讲话的时间。 <laughs> 那接下来两部分，没有当着你，你安静一下。 <laughs> 没有，因为我可以想象，你说从小没有信心嘛，特别在你说的那种环境下，枪打出头鸟，你可能要表白，又有点什么成就的话，表白告白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。其实是自卑，或者说自惭形秽，就会觉得。 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有什么？你在那那么多人你面前，就是把你个人的事情能够放得这么大呀？嗯，这件事本身，我们受到的教育是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，你知道吗？狠斗私字一闪，你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私事？这所以也因为我是在这个路数上，为什么狗仔队我觉得就是生物就罪大恶极？就他怎么可以允许把一个私人的这么一个破事儿？ 占用我们公众的这个时间和阅读空间呢？那你说，如果没有狗仔队了，以后我们的娱乐新闻要报什么？ <laughs> 就就。如果你现在把狗仔队这东西拿好，像这娱乐新闻，这娱乐圈就无聊了一点啊。因为以以前有啊，以前没有狗仔队的年代，香港也有八卦杂志啊。那表表白啊，表白。嗯，像现在现在香港有一份呃，我们叫娱乐杂志，叫《明报周刊》，你看到哈。 每一次一些娱乐界的人被狗仔队周刊来踢爆，要澄清的时候就跑到。他要来表白呢， <laughs> 他就去那一份《明报周刊》，那一份销路也是非常好。到现在，大家觉得有公信力，他就给你说，我分享我作为公众人物的喜悦。 我想让你看的事情，想你让你知道的事情，还是可以这样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样做我也觉得不好看， <laughs> 我们的胃口被破坏了吧？当然，就是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咱们一定要有同情之了解，就是你不知道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委屈。比如说，这个汪峰呃和章子怡，从这个《国国国狗仔队》告诉给我们的事情来看，他们一直没想提这个事儿嘛，是在躲呀。 开此前什么成都演唱会也是闭口不说，那台底下都大喊呢。 所以是不是也是逼得没办法？还有重点是因为太多负面了，我觉得。就是说，你是一这从来没有这个记者从来没有祝福过嘛？ <laughs> 对，也从任何的感情没有这个娱乐记者很少是祝福的心态，总是觉得挑事啊，这个背景有怎么样啊，两个人不相配啊，收入不配啊，剩啊富啊，比起前男友啊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总是有很多的看衰，对不对？就是都一直不看好，所以我觉得两人委屈到一种极致，干脆。 怎么样？就是我只有在我能讲话的时候告诉大家嘛。所以，而且下面都是自个人的时候，我今天出来接受访问，我还得得接上记者会，怎么那那就那就真的有点太太过了。但是我在我的演唱会上，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带一首歌，我也没说是谁啊，他也没说是谁啊。 <laughs> 对对。他出道也没跟你们说是谁，但他知道你们会想成是谁，就这样就好啊。全场毕竟还是你的拥护。对，重点是这样。他你助兴。对。只有个别人说太长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会也可以随便讲，我不是随便讲，我很感慨的讲，嗯，因为看到这个新闻啊，我又想起我经常有的感想。我觉得有几类男人我最嫉妒的，第一类有钱嘛，因为女人喜欢嘛，有钱。但女人选男人，通常是你要有钱，要不你就很英俊、很帅啊，像金城武啊、窦文涛啊这样。 <laughs> 哎，会说话。然后第三类就是会唱歌。 你会唱歌啊！我写过一篇文章啊，很精彩的文章，标题叫做《唱情歌的男人》。当你特别在公众场合唱一首情歌，唱的好听，琴声缓缓的看着那个女人的时候，你多不英俊，多穷啊！那个女人啊都软了，什么都给你了。 我觉得这三类男人，你看见了， <laughs> <laughs> 我都看过，我都非常嫉妒。像我们又没钱，又不帅，又不会唱歌，只会写个文章的人，真的要老师还是有，对 <laughs> 对对，对，是谦虚。这那个时候我们拼了命的练这个吉他呀，就是在搞这个调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，你可以跟一个女人唱个歌啊，就练成了吗？啊，练练我会唱三四首。歌，真的？对对对，会唱三四首啊，确实是啊，有效吗？ 那那个 <laughs> 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女的她傻到什么呢？那个时候还流行一种人就是诗人，还流行呢。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，诗人顾城那个时候靠什么混饭吃啊？那个时候说北岛、顾城啊，就跟今天的周杰伦一样啊，那这个女青年全上去了。诗人就可以啊，这现现在现在还是 <laughs> 没法说了。我没想到你还练过吉他。 我现在可以那弹三个和弦呢，真的真的是是，他到现在还是靠着那三，还是用三个和弦，就 <laughs> 没事么，还是用那个，所以跟女人得速战速决， <laughs> 到第二天没得唱了，当天晚上就要解决问题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很快扔下吉他就抱女。不，我不过我承认，这个唱歌是男生的杀手锏，是现在去 KTV 也是，就是那种。 会唱歌的男生不知道哪来的魅力，就是而且这个唱歌我觉得是天生的。我自己如果说我真的人生有什么遗憾，是希望能够有个有个技能就是唱歌，我就觉得我唱歌不行，我的声音还可以，但是讲话也行，但是不能唱歌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唱歌多好。就是对啊，对啊，像我我有这个感想，是因为呃有一次去看李宗盛的演唱会哈，他站在那边捧着吉他唱歌，唱情歌。 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李宗盛嘛，哈，经常娶见一个漂亮的娶一个， <laughs> 又离婚生一堆，然后又再娶等等。我就想，这样一个男人唱情歌，你看到他，你就融融化了，你觉得原谅他，好像受委屈的是他，不是别人。对，你就什么都给他了，什么都包容他，照顾他，爱护他，多嫉妒啊！我就马上起身走了，不再 <laughs> 受不了。你你你知道，就说是占了这个他们呢，就是搞女人呢，占了音乐的便宜。 嗯，但是都要占一些便宜。你像我们这种土鳖呢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就只能灌醉。 <laughs> 其实音乐等同于酒的作用，就他把女孩子催眠。你们两个人，他跟你，你不是在酒吧跟他唱唱三人行一下，然后他就觉得哇，你真是满腹诗书。我跟你讲不一样的，说话不大管用，真的，因为说话呀是理性的。 这个人呐，理解语言呐，是经过了一个语言中枢。音乐为什么？音乐为什么？你听音乐的时候可以直接流眼泪啊？听觉呀，直接关联到你的情感中枢。所以你听很多音乐的时候，一下子直接你就受感动。所以音乐离你的这个这情感中枢啊，呃，距离更直接。语言呢？ 你得理解了我的话，真的才能有反响。对，总不能说哪篇文章说，哎，这我我写的文章您看一看，然后看完以后就说，愿不愿意跟我回家？对对对，就就感是我试过，你有试过？对呀，我书还没翻开，对方不在， <laughs> 去了里？没错，这我跟你说，人家汪峰弹着吉他唱这一首歌，我得说一天三，一天一夜，对。 也没都没这效果，就差不多也能 <laughs> 也能 <laughs> 也能赶上，而且最后他还聊困了，聊不好。你说这说靠说话呀，很费神。 <laughs> 我不骗你啊，叶婷，我真的试过，在香港对着一个女生说。 坦白说，我的身份是个作家。 <laughs> 正想讲第二句话，他起来就走。没错，作家更不幸。你看，还有一句话叫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。是是是，我还也就是说，一晚上话就能搞定的事儿，还 <laughs> 得读十年的书才能产生一个效果。 <laughs> 这个是，以后三儿子要就是好好的培养他一技之长。真的，不会唱歌就起码会个乐器。斯文扫地了，今天斯文扫地了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搞。 音乐会唱歌，这种是最没文化的，最不识字的人他也可以。但是今天这个斯文扫地了，知识分子不吃香了。女孩子，你看，宁愿要不就找钱了，都很直接；要不呢，我也得这个这个这个弹琴的、唱歌的，直接打动我的你不能这样说，章子怡之前爱的是撒贝宁哦，她爱的是会讲话的。所以我们子怡姐姐告诉我们，讲话也是个才能，不要不要自己就是你知道，就是。 <laughs> 这个谢字结清，表示从结局，贪心，从最后还是无言的结局啊， <laughs> 靠讲话的最后是无言的结局。 <laughs> 好，汪峰这出戏我们还可以看下去，还不知道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我看到汪峰这个话说回来，蛮我觉得蛮惨的，因为后来我看到香港的八卦新闻啊，都在报道，还翻出他以前呢跟好像好几个女人什么有娶回家没娶回家，我好像把他又塑造成一个什么没良心的男人。 那我觉得，坦白讲，人家的关系一段一段把它处理掉了嘛哈，男女之间、夫妻之间，谁知道谁了哈？那我觉得他那蛮惨。那现在爱这个人，每次你有以前的历史，当你来表白新的一段的时候，往事就被翻出来，好像你现在的爱就不是爱一样哈。我真是跟这个人民群众学了很多道德。 <laughs> 我这广告之后再说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现在不是老说要这个接地气嘛？对，我就经常看那个跟帖啊，是，我觉得都是乌烟瘴气。看到啊，我就跟群众学习到了很多道德。嗯，就是嗯，比如说啊，他们有一种道德是处女情节，这你可能都想不到。咱们周围的人好像现在不大把这当回事儿，但是你看很多网友，实际上都很在乎处女情节，就要找一个处女。你看，还有一种就是。 呃呃，很多明星明星绯闻，你看后面跟帖，通常是认为，我发现人民群众的道德是什么呀？ <laughs> 跟我的其实是一样， <laughs> 但是呢，我是认为我自己很失败。比方说啊，就是呃，如果有了孩子，或者说是呃，跟过去的这个太太这个分手，是呃，为了新欢。 对，呃，你知道，我也很难做到，我也是一碰这个就崩溃，嗯，就就很就做不到。但是做不到，我认为是我的失败，嗯哼。你知道吗？我并不是认为这个是道德，我是认为真的就是没办法。你比如说，你能抛下孩子，或者说是，其其实啊，他他不是那么说的，他不也不能叫抛弃孩子，对吧？给给给给点卫生对对？要了，要但是对，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呢？哎。 这是人民群众的道德，往往你看一个明星，他要是这样，比如说呃离婚了，或甚至好像离婚呢，人民群众都觉得这个不是个好事儿。其实你在这儿还真的是了解啊，很多很多的人跟你的道德观是不一样的。那保守嘛，像香港，我们经常说好像很开放的城市，非常保守嘛。我们看到报纸，只要有离婚的妇人，一定是写什么弃妇啊，对对对对对。 他实际是，然后我刚说香港的报纸又把汪峰好像说成抛妻弃子，哎，谁的感情不会变啊？上司、老板、下属、朋友，什么什么？那而且特别男人啊，一定是吃亏的那一个。不管你付出多少，只要你在那段关系破灭之后，你就面对那个压力，没有。 <laughs> 我觉得这个在媒体里面给男， <laughs> 人家不是说啊，就是就像成龙大哥讲过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犯了很多男人犯的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所以基本上这个社会还是给予男明星比较大的空间。他没有过去。但如果但如果女明星，但如果女明星就是有这种感情上的背叛，例如说伊能静被拍了一个牵手照什么的时候。 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觉得，那么我问这还是有性别上的分别。对，还有一件事，就像你上次说的，就是民 <laughs> 人民群众呢，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寄托在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上。所以，当你让他失望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那种爱之深者之切，怎么你不行了？就像王菲离婚，哎，我不相信爱情。他离婚关你什么？他不跟你就一样。 <laughs> 但就是。 我们寄托了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嘛，就是你寄托了这个形象，所以期望越高，失望越深的时候，你的反弹就会越大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就过了，那我们再期期期待下一个哦，汪峰失败了，好，那我们再期待 <laughs> 下一个摇滚歌手，看他可不可以成功了，我们再期待下一个，就不就这样吗？呃，但是怎么叫成功呢？ 就如果他我我说如果在感情上，你就是哦，例如说，就是婚姻美满了，那我们就一直寄托一个人能够婚姻婚姻美满到底嘛，不就是这样？那什么叫美满呢？你追问，什么叫美满呢？ <laughs> 对呀，什么叫美满呢？ <laughs> 这我就不分手就叫美满。美满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男人早上七点起床，九点上班，都在 office 吃老婆弄的饭和便当，下午六点钟下班回到家，吃完饭替老婆洗碗，陪老婆坐在沙发看电视，嗯嗯，周末带小孩。 每个月薪水拿回来，把他的这一辈子都说了。那我话说回来，我还是感兴趣。你说人民群众的对于处女的迷，对，你当然嘛，他上网总是上那个处女讨论区。 <laughs>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罗关的文明启示录，可能也也是这个选选材有问题。